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请来国家，您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对吗？对，田沁鑫导演，我是这个久闻其名，嗯，是，我主要听听很多人描述过您的这个范儿， <laughs> <laughs> 所以今天见到您，您这衣服是自个儿设计的吗？ 嗯，对，衣服是我的设计师朋友，就是这算什么什么打扮？这就这个，这是一个旗袍，仿绸的，是不是那种？嗯，这什么料子我也不太知道。降云纱，嗯， <laughs> 是吗？嗯，这个外边这就是一个中式褂子嘛。是是。你比较你平常上街就穿成这样。 嗯，对，我比较爱穿中式衣服，就比较比较随，比较随意，而且比较贴身儿。嗯，然后它这肩膀这个裁剪啊，这个咱们这个呃比较顺，的，不是说有，您看您这挂肩啊，挂肩这这还是西方的裁剪方式，中国的这个方式很随身儿。然后那个料子也都挺舒服的，我就图个舒服。哎， <laughs> 真的是，这人呐，就到了一，我不是说您到岁数， <laughs> 我说这男的就说。 到了一定岁数啊，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穿式样，嗯，穿颜色，嗯，但是到了一定岁数，我就发现我至少我有一个要求，就这个它接触我的皮肤啊，必须得是舒服的，嗯，那是纯棉的或者是什么的，它这舒服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田导看着也是个很舒服的人，谢谢。但是呢，他说出话来有时候会吓死人。我 <laughs> 我找你点黑材料啊，哎，我觉得你这个我听到你一句话，马上我就喜喜欢你了，呃，惊为天人。 他呀就说：“咱们不是挺关心这个男导演睡女演员嘛？是，但是他是个女导演，就他睡不睡男演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laughs> 他的妙论啊，我给你念念。他说啊：“男导演选女演员，他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才导的嘛？嗯，你比如说张艺谋，他现在那个《山楂树之恋》，那张艺当然张艺谋也没有睡那个周冬雨啊， <laughs> 这个咱替张导演澄清啊，这个他是喜欢这个角色，所以才导的。” 男的女演员又很符合角色的气质，嗯，所以说男导演很容易爱上他选的女演员，嗯，对吗？因为他本来就是想塑造这个，又是他选的，所以呢，他很容易喜欢上这个女演员。睡了之后呢，女演员反而会很崇拜他。可是呢，如果换成女导演，嗯，她也有可能会喜欢上自己选择的男演员，嗯，但是睡过之后呢，这事儿就颠倒了。 过了两天之后，这个男演员就敢说：“哎，这地方我不同意你说的。 <laughs> ” <laughs> 他说：“所以说这件事儿，他从根上就知道。所以呢，您就说您呐，从来没爱上什么男演员。说男导演睡睡出了感情，睡出了崇拜，是吧？睡得多了还就睡乱了。但是女性作为导演，一定要非常理性，不能随便跟男演员睡，吧？说比如说我的戏，我就男演员和女女演员。” 都被感动到哭，是吧？可是我从来没有为我的戏哭过。他说他是有距离感，但是您关于这个睡的理论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边涉及到男女两性的某些特点。嗯，为什么女导演要是睡了男演员，过两天这男演员就敢跟他？太嚣张了。 就嚣张，嗯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一个男性的集权的一个社会吧，嗯，他约定俗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而且咱们中国呢就更更奇特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封建大国，然后你别看这个时代怎么进步，这跟时代进步没关系。说我们这个中国男性多么聪明啊，我们这个金融怎么做呀，科技怎么做，怎么带领着国。 国家向前，这开创精神，这这都没问题，因为中国人聪明嘛啊。但是他这个审美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封建的一个审美结构。嗯，哎，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点点的感觉。 就是呃，因为你不说这个事儿，大家都没有这个感觉。嗯，他的他的审美结构像网状一样的，习惯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这个女的，就是能睡的，还有能忍的。哎， <laughs> 这个就分这两类是吗？真就是这两类，就是能睡呢，就是说这个呃，琢磨琢磨，聊会儿天儿，一看，哎，嘴长得不错，哎也，哎这好像能睡，嗯，这就是把睡了。 然后要是说这个这个能睡，然后也不难看，然后对我还好，我发点脾气还能忍，那这这可能就能是媳妇儿了。能长睡。哎，就能成媳妇儿了。然后除了这个两种的话呢，嗯，其他的款型，这个男孩子就会就会恐惧，就会不知道。 然后他他来源于他自己本身的有一种这个占有的这种欲望感，还有这种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层面上的一种恐惧感等等，这个这个这个都构成了他那个款型非常的单一。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哈，呃，包括电影作品、戏剧作品。 就很难有像欧洲国家，你比如像法国，说咱们说几个大的女演员哈，说像呃凯瑟琳·德纳芙，那那是老到那个程度，她还有电影演。像伊莎贝尔·于佩尔，那真是那个巴黎的这种跟常青树一样的，五十多岁还能演挑着两眼大电影，而从年轻演到。 五十多岁，然后还有像， <clears throat>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菲玛索，你看着她那么清纯，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她也照样很风采。然后阿加尼，还有朱丽叶·比诺什等等，我就说，难道法国男人就比中国男人要有造化吗？ 他们各种款型全部能欣赏，然后他们的这种艺术作品如此的花样翻新，的有所有的女演员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好像似乎真的会很单一？那我们中国电影当然刚刚崛起哈，但是我们除了这个这个有一些单一的情绪以外。 呃，我觉得一个民族要落到一个单一的情绪，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情感的民族，是一个大的感性的一个民族。这个大的感性其实也产生很大的思想，就像说德国是一个理性国家，那大的理性也产生很大的思想家。 <clears throat> 这个一个很很棒的一个一个民族，曾经很璀璨的，就文化资源大国。那我们怎么会审美就单一成就这个样子了呢？啊，完全同意。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关于爱的正面宣讲，我们我们少了是缺席了。关于艺术的审美教育，呃，关于这个这个美学的这个教育都缺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您刚刚讲演员啊，像今年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女演员，嗯，就是美澳洲的那个 Kate Blanchett，叫凯特布兰切特。凯特布兰切特。布兰切特。 或者另一个有时候给人感觉有点像他的那个英国演员 Two Does One d r 嗯，这类型演员，我就你比如说，你看他，你会不会觉得中国出不了？嗯，他这种类型的演员，就算出了不会红，不会大红，但他们会大红。 会能够莫名其妙变成一个香水广告、名牌广告的代言人，中国不可能，因为我们这的类型的演员，我说句得罪人的话，或许有时候， <coughs> 我今天 <coughs> 看电影、看电视、看国产电影、电视剧，他们亮出来一些女星什么，我常搞混。 嗯，我常搞不清这谁跟谁， <laughs> 就都一样，都跟小都很像。呃，而而 <laughs> 就我们的类型，真的就像你讲的不多。那另外一方面讲情感，这我们也我我们两个自己也常聊，就谈这个中国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或情感的问题。很奇怪，今天的情绪都特别的冲。就你回想起来，中国的情绪曾经是很多样化，比如说至少有一种是今天的共和国已经不见了的。 一种情感表达方式，那就《诗经》里面的那种中国，嗯，就那种中国式的感性，怎么就不见了呢？就有时候你读我们以前的诗词啊，就那里面看到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面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底下有丰富的感性的多样性，怎么今天就不见了呢？嗯，好奇怪，我觉得。就我这个啊，我你看啊。 好像是不是有个法国电影啊？叫叫叫，还叫名字叫《云上的日子》，是不是？我忘了啊。但是你个明儿，你看法国电影啊，他们的这个男女的爱情和中国的这个有个什么不同呢？我老觉得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啊，过日子艰难，就是你发现没？你看法国人那个，老觉得哎，他们就是男女。 嗯，你追我，我追你，有一些感情的这种矛盾复杂，没什么租房子，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这个买房子，什么这事儿，中国的这个啊，掺杂了很多弄不弄就过日子，嗯，对吧？哎哎，你看相比之下，对这个爱情，你什么时候在法国人的爱情电影里见过他们考虑生活问题的？ <laughs> 很少，他们就是这感情本身。 对，因为我刚从纽约回来，和纽约大学的几个朋友聊天，就是一起有有有中国女孩嫁给这个美国的男孩，然后我就问这个男孩，我说，因为这个女孩不是很漂亮，我说你你怎么会喜欢她呢？他说，她有意思啊。嗯。哦，她有意思，他就可以跟他好。嗯。而不是说。 呃，社会的眼光啊，妈妈的眼泪啊，等等的一些同事的一些看法，呃，有一半儿是为别人活的这个审美，然后有一半儿是为自己活的。我在纽约曼哈顿大街上站着的时候，我就想，哟，我这不是到头了吗？因为美国现在目前还是最好的国家，纽约还是最好的城市。然后你站在那个曼哈曼哈顿大街，你说，当这个独立和民主自由的精神全部归还于我的时候。 我我发现我有一半是不会的，嗯，嗯，是。然后全部归还于我的时候，我说我是不是还有艺术表达？我是不是还喜欢艺术？我在中国喜欢艺术，是因为我压抑，我想表达。那我到那儿那个压抑的东西都没人理你，真没人理你在哪儿，你就自己一人待着。然后在这个都不存在的时候，我要是还热爱艺术，那我的表达应该是飞翔的。嗯嗯。 呃，我很记得，就是当年呃，苏联东欧几个阵营在变大型变动的时候，原来的呃共产国家不见了，变成新兴的国家出来之后，当时也有一批他们的老艺术家、老作家也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忽然间就是他整个艺术表达过去，曾经是以在某种的那种很严肃、很严格的体制。 的存在为前提的，在那样的体制底下，他们很多的艺术创作甚至变成是重点，就是跟那个体制纠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见过那个作家很了不起，我很佩服，现在想不起来，因为太年轻的时候看了一个东德的以前那个作家，他写一个小说，他他怎么写？他用的语言是圣经体语言。嗯。 几乎是像圣，你知道圣经语言是什么？圣经语言说太初有道，嗯，这个灵在水上飞行，嗯，然后神说有光，就是这样的语言，很厉害的一字一句，金石一般出来。他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他国家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语言是国家政权不能否定的，而其实他用这个语言是暗讽这个政权的语言，就像圣经的语言一样，是大家都只能接受的。 所以他的重点要在怎么样用那个语言说自己的话，写的很好。但是后来呢，我我很记得，我后来还还找他作品都没了。后来我才发现，就东德结束之后，他也就写不出东西了。 <laughs> 就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的。对，有就在在在就是在限制啊，因为有因为有限制，我们才想自由。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您说这个感情模式哈，你看前一阵儿他们说琼瑶告状那事儿嘛，我就在说，当然这个事儿啊不能怪琼瑶，可是我确实认为她垄断了，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女孩子的感情模式，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恋爱非得是那样吗？但是你看所有的文化产品出来的之后啊。 很多呃女孩子，你比如学学跳舞的女孩子，她也不是说读过很多书啊，她可能就看过琼瑶小说，然后你知道她这个爱情模式就固化了，就她想象的就是那样的 <laughs> 才叫爱情。甚至那天我就跟我们那儿有个女主持人叫周英奇嘛，我们去一个活动，她把我说的有点颓，她就是说来了一个谁啊，那个模特就是那个好爸爸的那个张亮，是吧？来了，然后呢，周英奇就说说那个文涛啊。 现在人家大家都不喜欢坏男人了，现在都兴那个好爸爸、 <laughs> 好丈夫、好男人，说的我说你什么意思？ <laughs>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烦的呀，就是一个模式啊，这好爸爸，没这好爸爸没什么不对哈，但是好像你觉得太单一了。嗯，其实这个 <clears throat> 您刚才说的这个哈，呃，我们都看过琼瑶小说，嗯，他确实是有这个呃太。 太真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然后这个女孩子在男孩子身上要找到各种综合因素，比如爸爸的、哥哥的呀什么的等等，还得有点母爱的，他还得释放一下，是吧？然后这个他就会有的放矢，因为这个模式已经在了。嗯，其实我个人觉得感情这个事儿啊，爱情这个事儿，他得经得起磕碰，嗯，这是这是真实的，就是他得经得了吵架这事儿。 <laughs> 真的，如果你这架都不吵，那一定是假的。嗯，这怎么能？这俩人在一块儿就，完了，这个男孩也得装啊，这男孩也得也得扮。咱咱戏班有句话叫扮着，也得扮着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得呵护他，得什么的，不这时间久了的话呢，还是不行。那我觉得最好是这个爱情是可以经得了磕碰的，先想到经得起吵架，经经得起磕碰。 呃，这是这是常理，然后然后想这个两人的根基的情感是什么，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模式啊。嗯嗯，你像您弄这个青蛇，按说是讲爱情的啊，那您这个戏里讲爱情有涉及吵架吗？呃，青蛇比较奇特，因为这个青蛇是。 五百年的修行就变成人了，然后呢，姐姐白蛇是一千年的修行，结果姐姐一变成人就变成一个就漂亮大姑娘，那个回头率很高，走街上。 <laughs> 然后这青蛇变出来之后有点不太懂事儿，然后也比较青涩啊，也不是那么好。呃，但是青蛇呢，白蛇有了情欲之后，它因为做人它要修情欲嘛，七情六欲。 <clears throat> 然后蛇性属寒嘛，它修得了以后呢，它自。 自己还有个一千年的控制，所以他这个情欲和这个控制之间还能够像个人。嗯。然后这个青蛇呢，他这个有了情欲之后，他完全他他就他就是知道情欲，他别的都不知道。 <laughs> 所以他又比较。男人喜欢的。嗯，这个孩子又比较倒霉，成了人之后，这一步就跨进了寺庙，一睁眼就看见的是个法海， <laughs> 一个年轻的和尚。然后这个法海他修的是什么呢？他修的是放下情欲。 对吧？出家人修的是放下情欲，了悟生死。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有情欲。然后这个一个妖孽，五百年的妖孽，那对着和尚就生扑，基本上。哦。那么这个和尚年轻，他哪受得了这个？然后他就要不断的挣扎。三，我想跟你睡觉。 女施主，上香请到大殿。我不是来上香的，我是来找你睡觉的。走。你没有看见我身上的袈裟吗？什么袈裟？我只看到个男的。我正在禅定，容不得旁人惊扰。你真逗，干嘛一本正经的？我德高望重。女施主，请不要过来。 我要跟你睡觉。你这个纠缠和挣扎之间，这个和尚最终还是我们这个戏，还是把这个六百年闭目佛前坐骂从戏中来的法海禅师给，不说翻案吧，给扳正了一下，就还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和尚。然后最终这个青蛇也是懵懂，这个在懵懂中，呃，又经历了五百年，妖兽已尽，嗯，然后决定就那个。 转世成人了，那么在转世成人之前，跟法海，法海也轮回了多少年，世世都做庙里的方丈，在雷峰塔倒的一九二四年，这个两个人有一场相遇，然后这个青蛇就说说，哎呀，我这要做人去了，这我就会忘了前尘往事，忘了宋元明清，忘了许仙姐姐，也忘了你。他说我不想忘了你。嗯。 然后这个法海呢就说说，呃，你这个做人以后啊，你不要只想着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有爱还是无爱。如果你只这么想，就错失了你做人的真正姻缘了。然后两个人有这么一段，最后是小青还是非常的爱法海，但是小青非常可爱。为什么这个戏演了之后好多人喜欢？因为这个小青说我爱你与你无关。 <laughs> 啊，我我就是很爱你，嗯，也不招你，嗯，最后他由于招他，到后来呢有一个观望，嗯，小青在慢慢的学习这个做人的一些一些道理，那么法海呢是最终他想的是人世太苦难了，他修了个出离道， <coughs> 出离道呢他修出来就是罗汉道嘛，他说我决定走了，就不再来这苦难的欲界众生。 但是由于这个雷峰塔倒，他发现里边没有白蛇，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舍利。他那天是完全被佛力感召，他决心发愿再来普度众生，请其生命说法不错。所以他最后有一句就说：“小青，你等我回来给你授业解惑。” 啊，嗯，说很多女观众看到这儿潸然泪下。对，但是这个哭是他们真的是很，就跟有人命令他们说哭，那女孩到那时候就一下全都哭了。后来我就想，这个戏为什么会女孩子会有这么大的感触哈？那我想他们可能太太幻想着有一种爱，在生活里面，由于他有幻想。 经不起磕碰，经不起吵架，这种残酷的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认识，真正的认识，而只是在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幻想中，所以他他那个幻想一定是缺失的。嗯。那么，所以他当看到一个戏似乎温暖的抚摸了他的这个这一点点很脆弱的这一点情感的底线的时候，他就会哭。所以说，这个处理这个《白白蛇传》这个故事啊。 过去有的人是歌颂白蛇，呃，到后来有的歌颂青蛇。嗯，他这个我觉得跟您呢对这个佛教的兴趣有关。嗯，他对这个给这个法海呀正了名，是吧？感觉法海是个正面人物了。嗯嗯嗯。这法海一向是史上应该是，但我好奇的是，你你你怎么看？比如说观众的情绪这么被调动这件事，因为你是很冷静的嘛，那是一个你设计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其实我也有大恩情心里面，嗯，也不是没有，嗯。什么叫大恩情？嗯，大恩情就是知道感恩，嗯，知道这个，呃，文化的在戏剧里面一点点的作用，然后也知道我生活里也比较内心比较善良，我觉得还比较善良，当然也有呃不好的时候，但我都会去纠正他。 嗯，尽可能的，就是就平处做吧。你做戏这事儿也没什么可可吹嘘的，说你这做戏做的不错，你是人民艺术家，你还是大师，你还是大导演，我觉得这都是别人封的。然后其实做戏的这个，不吹嘘的说，就是你就是一传戏的师傅。 你能把这人情世故这点事儿在台上给传明白了，这就不错了。嗯真没有什么可高调的张扬自己的。所以我在做这个戏剧的时候，就是情感的事儿，就就是实在的是什么，咱们就给人家讲讲是什么。如实。哎，那观众可能会感动。因为我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但是导演实际上在情感上他又有个建立啊。